大神指点迷津，嗯，好迷茫啊！大神指点迷津，今天找来了一位来自精算界的大神，欢迎苏怡芳。 除了金融领域之外，其他的领域也需要精算师吗？呃，如果用风险评估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确实是可以应用在其他领域的，就是 risk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，就是类似我们可以针对一些公司的数据报表、年报等等之类的，因为我们会做一些模型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risk model l i n g 然后可以从当中我们可以分析到接下来的一些 strategy，可能可以做一些决策，然后怎么样子做更好的一个 profit management 等等之类的，都是包括在这个行业里面。 会不会就是毕业出来之后还要持续进行很多的考试，来 make sure 自己是 up to date 的呢？这就是该我们提到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要继续做精算这件事情。呃，我觉得念精算它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毕了业过后你需要考试，而且你需要考的是是。 比其他人都还要多。可能你想考 CFA，可能他就三个 paper，你可能考三年，一年考一张；你可能考 ACCA，可能有的人可能考三年、五年。可是精算来讲，好像马来西亚普遍很多人都是拿北美精算是是 SOA，就是 Society f Actuary 美国的。然后我们的 paper 就是考到来平均，你要 q u a l i f y 应该要七到八年，就是一切顺利的话。 那完成了这这七八年的一个考试期之后，接下来呢还有一连串的考试吗？啊，没有，你 q u a l i f y e 过后，通常我们就叫上岸了，就是你你就已经是 qualified e v e 所以大家都会往这个目标去。但是那个七八年其实很多人其实他不容易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本来就忙嘛，你就下班过后你还要念书，那如果你有家庭有小孩的话，那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很大挑战的事情。面试很多人到最后他们不会想要继续做精算，就可能大家就会做一些其他相关领域，但是未必说要继续考到 q u a l i f y 这件事情。 如果是我没有完成这七八年的考试的话，这样我只是不能做精算师，但是我还是可以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啊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你是可以做精算工作的。Even 在我们公司里面的 actuary department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 qualify，因为我们的行业它其实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考试的话，它是直接有一个 scheme 是你可以加薪的。就是每个 paper 是标价，举个例，就是然后你考你 pass 了 A paper，A paper 可能它的 increment 是一千块，所以你 pass 了这个 paper，像你的薪水会自动 increase 一千块。 整个行业是认可这个标准的。基本上我了解的里面有 actual benefit scheme 都是这个标准的，就它会标价不同 p a p e r 只是不同公司的价格可能有略不一样，但是都会是这个系统。所以考试就是为了要加薪？不是，就是你你要变 qualified actuary，你才能够担任一些职位。好像 appointed actuary，呃，你需要 register to bank 的 g a r 所以它是需要你是一个 qualified 的这个精算师，你才能够担任这个工作。 搞清楚了精算学这个行业，还有它的课程啊！谢谢今天来自精算界的大神，我们有苏怡芳小姐，谢谢，多谢大神指点。